在录之前呢，我还跟他们说，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换个话题吧，对吧？因为这关系到张艺谋导演人家的这个私生活。但是呢，这个付小田一定要说。我说我一定要听。啊。我是真的，我是强调的，我很想听。不是对这个我想听窦老师来说。他非想听我说。对，因为我觉得我一定能学到很多。怎么说？我非常惊讶，听的那个新闻。嗯。我的惊讶是。 怎么这么久才知道呢？这好多年前的事情啊，对不对啊？这个，这个中国的传媒真是太落后了。就是说，这事情已经十几年了，是不是啊？嗯。哎，怎么怎么怎么没人知道？这个，你你你们没这个感受吗？我觉得非常的惊讶。就是说，哦，听起来好像你背后有些什么意思？没没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 <laughs> 就是说。 怎么怎么这么多年都没人知道？就是说，中国的传媒在这方面是是是，是大家不关心呢，还是说传媒在这方面不发达呢？还是说，就是为什么现在来谈论这个事情？好，好，愿意听窦老师聊聊是吗？是，窦老师就跟你们聊聊。 <laughs> 本来我说不说这个事儿，我要说呀，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是狗仔队，对吗？而且呢，这个狗仔队呢，其实也不值一提。 不用说狗仔队，我要说的是啊，这个我看像我们这种啊，这么就是情操这么高尚的这个新闻工作者是吧？我们看任何新闻呢， <laughs> 看到的不是狗仔队那一面，但是我会看到啊，事关公共安全的那一面，事关公共利益的那一面，对。 就是说，你注意到没有啊？我认真 <laughs> 研读了这个报道啊。既然小田这么爱听啊，但是呢，我说的你可能并没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我发现，你知道这个狗仔队，他拍了照片，然后他原原本本的，这狗仔队很猖獗的，我认为，他原原本本的把他的这个采访的实录，怎么拍到的，怎么跟踪的，怎么等人的，他都会写出来的。所以这么写出来给我一看呢。 我想啊，为什么中国人呢，在中国会觉得没有安全感？有原因有很多，但至少啊，有一个原因，你可以从这个里边找。你知道，比如说他拍到疑似张艺谋的太太和孩子在机场，你注意他后面写没有？ 他拍了照片之后，然后他又问机场的工作人员，然后机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呃，这个是什么？谁谁谁谁谁，哎，坐这个飞机，然后他们的航班呢是去伦敦，对吗？然后呢，他找到了疑似张艺谋的那个所谓公寓啊，好多少钱都能打听出来的那个别墅或住宅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他。 大堂堂正正的写啊，就是我问了这个公寓的工作人员，这个公寓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哎，他们就知道啊，经常是这个女的和这个小孩在这儿这儿住，这个张艺谋呢不常来或者是什么什么，哎，我觉得，我觉得要这样照我对西方的法律的这个常识啊，就这个这算证据了呀。 那业主已经可以给这个物业公司或者保安公司发律师信了，对吗？那物业公司、保安公司你不承认，他又可以跟跟这个娱乐媒体发律师信了。就你跟谁打听的？因为我还听过，当然还有的娱乐记者是给钱保安。那么你这个就，这哎，我看到的倒是，你知道吗？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我我我我没注意那个人的身份，就是那个追这个凯宴的这个拍照，这这个人的身份是狗仔队，什么什么地方什么报纸的？北京就不就是有这么一帮狗仔队吗？不，这个他是属于什么报纸的？他拍了之后，他卖给网站、媒体、杂志。哦。嗯。他还不属于某家，比方他不是人民日报的。哎，对。他不是某一家报纸的，嗯，是这样。嗯嗯嗯。嗯。 哎，窦老师，这个聊得有意思。我觉得我的心态啊，我的角度，可能更多的啊，还是那种怎么样讲，市民心态吧，读者心态。 啊，或者是这种观众心态。嗯。那么看了这个之后，像徐老师想的就是，哎，怎么现在才知道啊？然后窦老师想的就是这个什么名人的安全啊，这个隐私的保护。不光是名人的安全。嗯。我觉得啊，你就我我我误解了我的意思。为什么我说这个公共安全？嗯。你知道伦敦那个梅铎的那个呃那个报纸叫是梅铎吧？就是《世界新闻报》，一百多年历史的，那是什么报来着？就是那个《世界新闻报》。倒闭了吗？ 为什么倒闭？因为记者的这个采访手段窃听嘛。你知道？但是那个是真正的违法的，那个太猖獗。你你那个我跟了两个月他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嗯。这个世界新闻报的这种手段，在早期只是用在明星和名人身上。但是那个时候，英国公众啊无所谓，就跟我们一样，拍你明星，你还活该，对吧？那有什么所谓？但是你知道吗？ 当他出了事儿，你没有替他说话的时候啊，有一天，他这个手段会发展，因为你比如说，就会有跟名人、明星有关的普通人、没名的人，他最后窃听的那个女孩的电话，甚至是一个什么事件的受害者了。就是他这个手段会发展的呀，你要知道，你认识这个名人，你或者你认识这个核心人物，等于说你的电话、你的这个邮邮政就在被他偷听。 就在被他监监监监控啊，到最后他彻底翻盘，是因为这种手段会蔓延、会发展，最终。 会妨碍公众的这种隐私安全。你讲的这个又到了那个什么科技的道德问题了。现在科技在发展，嗯，那么这个媒体它当然是有这样的力量的。那上次你讲的那个什么《世界新闻报》它那个事情，实际上公众更多关心的是媒体和警察的这种权力的勾结，从而是影响了公众的安全。实际上和这一次你说张艺谋什么的事情，我觉得不太一样。嗯，徐老师怎么讲？张艺谋这个事情呢？若要说我个人观点来说哈。 我说根本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去关心，就是说他跟谁结婚，他有什么小孩，他的私生活。张艺谋只是拍电影的人，他拍的电影我们可以批评，我们曾经批评过，也赞扬过。嗯。张艺谋是作为一个电影导演存在在我的心目当中，所以他其他的，但是像我这样的人可能不多了，因为我什么八卦新闻都不看。这样的人比较多。对，我我绝对不看那。 更谈不上道德的呃呃批评。那卓别林以前拍戏，每一部戏女主角都结一次婚，照样不妨碍他是世界伟大的艺术家。但是我这个是讲的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刚才的问题说，我同时我又觉得，像张艺谋这样的人，他的私生活，一般的人会感兴趣，又是人之常情。 我曾经，我曾经有过闪过一个念头，以前这个不知道看什么新闻的时候，我就因为人家有报道张艺谋跟巩俐以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后来就想到，哎，倒没听说张艺谋后来有什么，因为我们都是陈凯歌太太有名，谁谁谁什么都没，倒没听说哈，但是我想肯定会有的吧，我当时脑子里想了一想，而且正好也看到刘德华的新闻。 我相信一个人那时候，刘德华不是说他呃有小孩儿，有个女的在他背后支持。那当然，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有个女人默默的为他支持，这是很很正常的。嗯，我就呃站在公众的这个兴趣的角度讲，我想哎，这个倒是一点都没必要。所以我这次出来，我刚才开玩笑，我也有点开玩笑，我的意思说，怎么到现在才才被人知道？说明他一直很小心。相见恨晚嘛，是吧？但但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问题的冲突呢，却是一个。 讨论已久的问题，说到底就是私隐跟公众知情权的矛盾。我专门写过篇文章，我写篇文章的时候举的例子是戴文采，呃，台湾《中时晚报》的记者去采访张爱玲，你知道那个事情没有？嗯嗯，是的。当初张爱玲在洛杉矶隐居，被人打听到地址，《中时晚报》就派了个记者到洛杉矶，务必要采访到她。 但是张爱玲是不见人的，很怪的脾气，所以她不敢去直接找他，在他住的公寓旁边租一个房间，然后天天等在那里，希望他出去在走廊上撞到他。然后几天等下来，张爱玲进出，嘿，门一响又找不到，这一下找不到，没办法，等的时间太久了，戴文才写了一封信。 这记者很有名的这件事情，塞在张爱玲那个房间的门，就是说我们是《中时晚报》，我们呃崇拜你的作品，我们想约明天中午什么时间我来见你一次，如果你不方便，你也通知我们怎么怎么见。第二天中午，按这个时间，记者去叩门了，滴嘎一开，门里空了，哼，一问，保安，第二天早上搬走了。最后他依据这几天张爱玲的垃圾箱。 写了两版的报道，这都很出名的事情。用什么牙膏，用什么牙线，吃什么冰冻食品，啊，吃什么药，有什么流血，我专门以这个事情讨论过，公众知情权跟私隐权的 dilemma 就是两难处境。哎，但是我从中也看出啊，嗯，这个任何事情啊都有品位的区分，同样都是狗仔队啊，也有这个品级的高低。嗯。 我窦老师这个话呀，刚才只是说了第一步，还有第二步广告之后我再跟你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对买家居的前前后后，我都有要求，你懂吗？ 懂一百三十三位红星美凯龙家居服务专家，让您全程舒心无忧。懂家居更懂我。红星美凯龙引领家居二十七年。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省电、安全、舒适，同时洗澡、洗碗、洗菜，热水都不断。格力空气能热水器，你用了也会说好。窖藏陈酿。 经典酱香，喜酒窖藏一九八八。现在说民生信用卡超值游宝岛，高额团费直降，十万持卡人尊享，礼多优惠多，美好人生畅游宝岛，持卡来报名哦！民生信用卡。 我觉得我刚才说的算算第一步啊，嗯、就是说，机场的工作人员可以向这个人透露这个人的航班信息，其实不可以，不可以。嗯，公寓、别墅、屋村的保安、物业管理的人员收的那个物业管理费是国际标准的物业管理费，干的这个事情就是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但除非是人民日报记者、中央电视台记者，他只能说。但是呢，哎，你想说什么？ 快！ <laughs> 我说你先说吧。呃，我们向新听副主任呢， <laughs> 副主任给我们定一下调。不是我，我我我有点那个什么，我住，我想说，啊，我代表这个广大的网民啊，嗯，我要说，其实啊，张大导演他这个事情爆出来，我相信更多的人啊，可能关心的还不是这个问题，嗯，可能关心的呀是这个故事的内容，这个实质。 实质是什么？实质呢，就是说，好像你给人的感觉啊，首先是有冲击的啊，这个冲击，而不是说这个故事它曝光的太迟，而是首先这个这这种搭哈，好像是在这个意料之外。你有这种感觉吗？啊，你就是说，哎，他找的是这个人，哎，是吗？是吧？啊，你为什么应该找你、是吗？ <laughs> <laughs> 这个倒没有这样你觉得为为他他他为什么不能找这个人呢？年龄相差很大呀，然后呃，从事的工作。 或者是平时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是什么的，就感觉，哎，不是在我们的世俗这种思想领域里面能够想象出来的。大不大？所以说我称你窦老师，真的，我听您说， <laughs> 您说。窦老师也不小了。窦老师说。但是我们前头有个杨振宁呢。 <laughs> <laughs> 在杨振宁的老先生面前，谁敢说大？哎，所以啊，所以有一个话说哈，而且这一帮土鳖，这这这算什么呢？对不大不大？看看百岁，大不大？看看杨振宁多不多？想想卓别林是吧？对，对啊，就是不是这事儿？我觉得，嗨，这真是小市民了。那那这这这个不是。 窦老师，窦老师别着急，不是他要是强奸，这个我也会义愤。窦窦老师，他被强奸。第二个啊，就是这个年龄是一个问题，对吧？对。哎，但你觉得他为什么男的真的他是很很专一的啊？永远喜欢那个年龄段的，从杨教授开始，然后王总啊，前段时间说的这个 <laughs> 张导又出来了，真的都是。我想起那个嗯，谁王总？哎，谁？哪哪个王总？我不知道。哎，说说起这个，说起王啊，这个我想起那个苏轼。 哦，苏轼，苏轼一代文豪，对吧？也还是说王总哪个王总？他他呀， <laughs> 娶了三个姓王的，他这一辈子啊。哦。他的两个妻子和最后的一个侍妾都姓王，而且呢都是先他而去，而且在跟他结婚的时候年龄段也都差不多，十几二十。真的，就男人一辈子不会变的。是啊。你说这是一种美妙，还是一种悲哀呀？他们在微信上这都是讲嘛，说谁说这个男人这个朝三暮四，谁说男人爱变呢？ 那这个男人二十岁喜欢十八的，三十岁喜欢十八的，四十岁喜欢十八的，七十岁还是喜欢十八的。男人从一而终。这个问题我有一次节目解释过了嘛？你那时候不在。嗯。因为他们有一个调查统计说女性择偶的标准呢，结果他们把二十三十四十五十这样标准列出来。其实女性的择偶的标准啊，是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提高，就对男的的标准。比方说二十岁，他只希望男的比较帅。 嗯，然后有钱就行。嗯，三十岁呢，他还希望怎么有魅力什么？四十岁呢，他还希望有涵养，什么什么幽默，什么什么性和谐等等。但男人呢，没法进步，跟不上这么一个要求。我觉得，你吧，他老停留在那个阶段。所以，我觉着你们关心的这个，这还都是一层楼的事儿。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这二层楼的事儿，你听着就有点阴了。嗯，我说的是从这个机场的这个保安开始啊， <laughs> 连在一起不是不是， <laughs> 接着往下说。你也知道，接下来就会说，哎，曾经跟他一起工作过的人说，你知道我留意的，经常我留留留意一些明星的这种狗仔队，因为狗仔队介绍他这个采访的这个实录啊。你知道，说心里话啊，我在中国这个社会，我经常看到这样一些之后啊，我心里非常难过。 我不是跟你开搞笑，我心里真的非常难过。嗯，为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经常说，哎，这个呃明星的这个朋友，或者说这个跟认识这个明星家里人的那个人说，或者说这个明星他工作室里的人说，他公司里的人说，哎，我每次看到这个，我觉得很难过。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比比方说，如果说是凤凰卫视。 有一个人什么事儿被人挑出去了，那么就是跟我们朝夕相处的这个录影棚里的一个人，我们认识啊，我们就算甚至有的就是朋友，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事儿太多了，就是有的就是朋友，你很难理解北京人，就当然这不仅北京人，全国都有啊，你很难理解，咱们是朋友啊，或者说咱们有些什么，你以为是朋友啊？或不对，即便不是朋友，我们是同事，好吗？ 我们是同事，或者即便敌人嘛，你早就应该。即便我们有些什么矛盾，对吧？我可能也会诋毁你，但是我可能。但不能应该不应该攻击你的坏话，对。是，我觉得跑去跟报纸挑人家这个隐私，你知道，都是身边的人，狗仔队哪知道啊？嗯。他是问到了你认识那个人认识你的人呐。嗯。你知道，甚至要不说在中国，我为什么觉得很多人想离开这个社会啊？ 这个很险恶，因为我这个职业啊，我了解很多事情的内幕，不能说的。嗯，你知道吗？很多你在报纸上看见的这种，好像好像慷慨激昂、多么正义的惩办他，他出事儿了，他怎么怎么这种事儿，我告诉你，背后就是他得罪人了，得罪人了，然后呢，用的这个手段呢，当然也许他也特别坏，要不怎么会把人得罪成这样？但是这个手段就这种男女关系。 哈，爆个料，给你下套，甚至有的像那个就是仙人跳啊，不不不，给你设局捉奸在床。等等等等等等，你你讲的我理解，你讲的是这个有时候自己的同行朋友圈子里会讲的严重一点就出卖吧，啊，就是背叛吧。对。但但是这里边好像有个前提，就是张艺谋这个家庭的事情好像是真的是一个秘密，就是不能见人。我不觉得这事情有什么不能见人，为什么？ 这这这跟，比方说有的高官他有贪腐，养了什么人，这个完全不是那么。你这个问题，你这个问题提的，他这个是说到底，对大家知道了，so what，对不对？对你这个问题很好，小田儿比较知道。 为什么？ <laughs> 说说。我觉得那就是压力嘛，就跟当初刘德华一样的嘛，他就不愿意说。但那实际上，关于张导的很多故事，以前在北京也都听到很多的，对吧？是但是实际上，圈内人还是都比较保护的。像我觉得刚才窦老师讲这些啊，他这个太焦虑，我觉得是太焦虑。首先一个，这个你要是只是给他那个局限在中国呀，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普世界啊，普普天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只是他的说法，他的说法不一样啊，他们。 是说什么有 resources，就直接讲有来源有消息来源就完了，他不会给你指明啊，比如说是这个守门的说的，还是你的同事说的，还是你的朋友说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问很多身边的人，很多时候啊，你知道他这些去说的人，人家是好心要帮忙，有的时候还帮着那个撒点谎啊什么的。但是呢，就看那个狗仔队啊或者什么样子，他们怎么写了。嗯，所以啊，你年轻啊，你知道的太少啊。 你知道的太少了，我现在觉得啊，人心呐真是好险恶，你知道吗？很，我不是说张艺谋啊，张艺谋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咱这是谈跑题儿了啊。张艺谋这件事情也不知道，我是说现在发生的很多事儿，真的就是，哎呀，他往往你知道吗？是背后得罪人了，是背后这个，哎，咱要按照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讲啊。 一个人，你只要犯了事儿，给人逮着了，没什么可说的，你就是不对啊，你就是不对。可是你知道，中国人还有一个江湖的这个道义问题，还有个桌面底下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说，有的人呐，那就是前头把你弄到哪儿，后头他就给公安局打电话呀。嗯。但是你说这算好公民吗？ <laughs> 这这这算好公民？我认为这算……哎，咱不说了。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嗯，太阴暗了。 顶九韵古法，配桃花春曲，采无极之水，汇原酒精华，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当然，有没有真正跟所谓公众利益有关的呢？ 至少现在大家觉得这个正义感有个来由。很多人，我觉得现在人民群众在进步啊，不要老说小市民，小市民在减少。很多人民群众就说了，说我不是关心张导演的这个私生活，他有几个老婆有什么，这都跟跟跟我没关系啊。他说，但是有一件事儿就是说计划生育，说他有三个孩子，呃，是不是涉嫌这个超生？哎，这个问题啊，就真是一个这些年里，嗯，呃，首先我要说啊。 超生的绝对不光只是名人、富豪和官员，对吗？对，农农民大量超生。对，农民大量超生，但很多人超生。超生是现在中国的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你作为什么名人，作为什么哈，你是不是应该这个做表率？嗯，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徐老师怎么看？我理论上当然了，你也可以这样来讲。嗯。但是实际的后果哈，像这种事情大肆渲染以后哈，会。 逼的很多名人拿香港特区护照， <laughs> 现在已经中国有很多名人你们知道的，比如据我知道的某某某某某某，其实拿的都是香港特区护照，因为你一一离开这个身份一变以后啊，这个义务就不存在了，它不属于你这个政策管了，对吧？税纳的也不一样，旅行也不一样，这些人都是优秀人才，香港大量欢迎，你去统计一下现在。 大陆的优秀的商人、艺术家，包括官员，有很多都是拿香港因为你知道，这这叫难怪哈！你你你你说这个事情有点难怪吧？在我心里想，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理解。对，小田儿觉得理解吗？我能理解啊。 我觉得中国这没办法，就要经历这一段。那肯定的，就是很多人都要为这个啊付出一定的这个牺牲，个人上的牺牲。但是，尤其是作为名人，那肯定是压力更大的舆论压力。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讲啊，这个像张导的话，他还是政协委员，你知道，还有政治身份。 而且升了线到底多少？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有某些人这么爱当政协委员呢？ <laughs> 真是，我我就不爱当，当这个干什么？哪天给逮着了，还还挺不好对付。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